第十七集，A 大虽然是名声在外的全国级重点大学，学校里的二级学院却不怎么样。明面上挂着国际学院的牌，本质上却是纨绔子弟的接收地，因而大三的课排的也比本部大三要少很多。周六那天，辅导员在班群里发通知：英语六级的考试报名系统即将关闭，催促没报名的人赶紧报名。 林和西躺在沙发里玩手机时，看见又换了衣服裤子，拎着空掉的外卖盒出门，往学校里跑了一趟。报名系统要用校园网打开进入，林和西没在寝室里放电脑，只能去校图书馆的电脑室里上机。不想他运气极差，恰好碰上图书馆因为临时维护而闭馆一天，明天才是最后的报名截止，他只能周日再来一趟。 他从学校南门出来，路过学校的公交始末站时又临时起意，改道去了车站旁的面包店，想买点面包带回去当做早餐。周末面包店内人比较多，林和熙加完面包排队结账时，看见方清明神色匆匆地从门外迈进来，对方并没有看见他，进来以后就直奔霍家后。林和熙及时开口叫住他：“哎，找什么呢？” 方清明从货架旁转过脸来，沉默地望了他一眼，又转开目光朝门边看去。门边站着三个穿背心、纹刺青的年轻男人，三人指尖或是耳上都夹着香烟，姿势随意地靠在门边，谈吐间充满社会气息，不像是这片大学城里的大学生。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，林和熙结过账，从店员手里接过手提袋，走向方清明问。 那几个人是在等你。方清明点点头。林和熙闻言蹙起眉来。你在酒吧里惹上的这些人？方清明满脸懊恼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要来我的联系方式，想叫我晚上陪他们去唱歌。林和熙道：“我可以帮你甩开他们，但是从现在开始。” 你最好和你手机上那些来路不明的朋友断绝来往。方清明愣愣的抬起头来看他，林和希问：“做不到？”方清明这才摇了摇头。我只是有点不习惯，好多年都没有被人这么管过了。当着他的面拿出手机，方清明删掉所有在酒吧里认识的朋友的联系方式。他抬起脸来问。 这样可以吗？林和熙点了点头。可以。他抬手揽在方清明肩头，带他绕过面包店的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朝后门走去。门外那三人见他又勾上旁人，后脚就怒气冲冲的踏入面包店里，紧紧跟了上去。后门连通一条巷子，方清明回头往后看了看，提醒他道：“巷子尽头走不出去的。” 林和熙没说话，转头就领他上了面包店旁狭窄昏暗的楼梯通道。方清明不知道楼梯是通往哪里，却还是一言不发的跟着他往上走。两人从楼道的窗口看见那三人朝巷子深处追去，方清明转头问他：“我们现在要下去吗？”林和熙道：“不下去，直接从前门出。”两人穿过二楼的长廊。 方清明才发现，整条走廊里都是招牌隐蔽的情趣宾馆，他不大好意思去看，跟在林和熙身后又走了大约五分钟，最后从另一条同样隐蔽的楼梯里走了出来。两人下楼后就分道扬镳了。林和熙看着方清明过马路离开，转而又想起那天替宁南去上课时，在方清明手机上看到的小猫照片。 他又临时改了主意，朝大学城的酒吧街走去。下午五点的酒吧街还未到熙攘热闹的时间，两侧的酒吧多是大门紧闭。星期八虽然已经开门，面上却仍是挂着不营业的木板牌，显然还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工作。以往都是晚上过来，林和熙不确定此时猫在不在，却还是从街对面的便利店里买了东西过来。 从巷口前的马路边走过时，他瞥见临时停车位上停了一辆黑色的车，车型和颜色都有点像油虫常开的那辆，只是林和熙记不太清楚车牌号，也不好去确认。他拎着袋子躲进巷子里没有太阳的阴凉地方，靠在墙边等了片刻。他低头翻微信的好友列表，想找个人替自己报六级的考试。 翻遍整个列表，没找到合适的人。林和熙握着手机走神，左腿裤脚上却传来轻微异样。收回发散的思绪，低下头，他看见那只橘猫抬爪扒着自己的裤腿，悄悄地爬到他的鞋子上坐了下来。林和熙看着猫，猫也抬着脑袋看他。他笑了一声，弯腰轻轻捏住橘猫的后颈，将它从自己的鞋子上拎走。 放在脚旁的地面上，然后从手提袋里翻出面包，拆开撕下小块，放在手掌上，送到那只橘猫跟前。猫却没有先埋头去吃，而是伸出柔软的舌尖舔了舔它的掌心，才叼住那块面包，半仰着头咀嚼吞咽。林和熙看得有趣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猫的下巴。太阳逐渐西斜的巷口，油虫挺在背光的地方。 七分诧异，三分怔然的垂眸望了过来。起初，林和熙并没有发现油虫站在巷口看他喂猫这件事，直到他喂完小面包，从袋子里拿出火腿肠来剥时，才听见有人逐渐走进来的脚步声。猫不能吃太多火腿肠。听出来人熟悉的声音，蹲在地上的林和熙动作稍顿，却没有停下来。 而是一边将手里的火腿肠喂给橘猫，一边头也不抬的大。流浪猫毕竟不比家养的猫。”尤虫不再说什么，转身要朝向外走。上周和林童他们来酒吧时，把重要的随身物品落在了二楼包厢里，他今天也只是顺路开车过来拿。身后的衣服却冷不丁的被人伸手拽住，尤虫拧着眉头转身。 上一秒还蹲在地上喂猫的人，此时已经两手空空地站了起来。他神色不快地低头朝自己衣服上被林和熙抓皱的地方看去。接受到对方目光深处的问责，林和熙当即松开自己的那只手，转而又丝毫不见外地攀上油虫肩头，微微弓着背，面容痛苦地道：“替我扶一下。” 尤虫神情冷淡的打量他两眼，确认林和熙面上神情不似作为他不带情绪的开口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林和熙轻轻嘶一声，痛苦的神色仍然不见好转，语气却还算轻快的道：“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蹲久了脚发麻。”尤虫闻言，额角青筋隐跳，毫不留情的拍掉他搭在自己肩头的那只手：“自找的。” 林和熙笑了起来，低头在原地跺脚缓解麻意。酒吧白天还没有开门吧？在路边看到你的车，我还以为是自己认错了。油虫道：“过来拿东西。”林和熙点点头，不再追问，转头往身后看了一眼。吃饱喝足的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，地面上只有他用来装零食的塑料袋。 林和熙想问那只猫什么时候走的，却先听见巷子外有零散的脚步声混杂着说话声，远远地传了过来。